闲言碎语不要讲，再表表好汉武二郎，那武松替兄报仇，杀了恶霸西门庆，提着人头上了堂，上司大人恩典他，问了个充军发配美底场，呃，直奔孟州去过堂，点下了东平学霸两个长街，押解着好汉武二郎，这东平。 先备这护手勾一对，拿雪把夹一把，单刀明晃晃。说武松抱着靠，躺着料，呼呼啦啦往前淌。他们是三月十五起的街，这一天走到了六月上。武松低下头来看，呀，浑身上下水汪汪。武松说：“俩兄弟，慢着走。” 为什么跑路这么慌？哪里倒有两块地？咱们找个地方歇歇凉。东平说：“二哥别着急，你伸手看前边不远就是刘银行。”武松就说：“快点走，到到那里歇歇凉？”走，到到到了。这东平啪放下了护手勾一对，拿雪棒。 单刀戳子柳树上，他们那个单刀猛一戳，那个刀把晃荡晃荡急晃荡。说：“武松一闪身摔下来大如套，慢慢的坐在了如套上。”军间三人来两块，这这就该这闹饥荒，乱子该闹气该生。说快说的也不愿意闹乱子，怪麻烦，怪费劲儿的。可是不行啊，赶到节骨眼上了，非闹不可呀。 武松坐在褥套上，打腰里掏出小扇子来，就扇了三下，就扇了三下，就听见东北角上哇哈哈蹦，嗯，哇哈哈蹦，哗蹦蹦的牛腿跑，手捂毒捂毒把好腰。惊起来，武松手打两棚，东北看啥动静了。 好家伙，黑压压过来了人一帮，这都是二十多岁的大个子，知道有三百多斤的好力量，这都把头发抻得好似咸菜帮，小褂抻到了裤腰上，腰里别着三碗刀，和鞋虎别在了脚板上，看了看宫灯。 纱灯两边摆，玻璃纱灯亮堂堂，四个宫灯，两个高照，一班子鼓乐响叮当，上打着青刀飞虎，去四面七脚下走嗨虎山山，抬出来一顶叫花堂，叫后边吁。窜出来一匹花斑豹，马上这个家伙真不让，乌有魁，乌有甲，虎心报警。 在月亮，坐下一匹花斑豹，拿俺挑横担一杆枪。武松他前后看一遍，美得个肚子像沙冈。武松想：我要说他是打架的，抬这个花轿不力量；我要说他是娶媳妇，为什么跟着那么些个光脊梁啊？山东河南两大街，什么人兴的这一桩？到俺那里，请家见面先坐揖哦。 到他这里，请姐见面先打一场啊！呃，不对，呃再待一会儿不知道。我这个肚子憋成疮。武松正然心纳闷也来了来了，打那边来了个老头胖高粱，闹乱子出人命啊！都在这个老头身上，都在这个老头身上。嗯，这个老头满脸破草帽，头上戴。 穿这件小褂露胸膛，手里提着个茶罐子，在那肩膀上扛着碗勾杵一张。常言道，老要张狂，少要稳。这个老头儿一行走着开了枪，老头儿一高兴啊，走着走着唱开了露戏了。啊，什么叫露戏呀？哎，过去精神呐，有神戏，还有怨戏，走着路一场呢？哎，这不叫露戏吗？唱的什么呀？头一出唱的《空城计》。 二一出，包公陈手取方粮。这个老头越唱越高兴，他捏着个鼻子唱句纲，啷滴啷当，个啷当啷当啷当吃不啷当，他吃不啷当往前走，来到了自己的地头上，一弯腰放下了茶罐子，扶着个锄杆一打量，嗯，你们这些七七菜，狗一巴羊，哦，都到我这个地里来逃荒了。 你长到别人地里不行吗？都长到我这儿了，哦，欺负我年纪大呀？嗯，不是老汉我说大话，一锄下去叫你活不长。哎，这个老头冲着茅草吹开了大劲儿了。老头越看越生气，的一声“扒了光脊梁”，他两手端起了锄一杆，高粱可刷开了狗链墙喽，一上屋老虎探照头一下，一根布。 这就叫二马来投塘，捞出脸庞好几趟，嚯，浑身上下水汪汪啊！今天就是个六月六，实实在在热得慌，天气热不胖了，我到那边歇歇凉。年轻的时候栽了几棵树，就是为了凉快的。 不能热死，对，走，凉快凉快。弯腰提起了茶罐子，扛起了碗钩杵一张，晃里晃荡往前走。前行来到了柳荫行，这个老头他一行走着，只顾来看路了，没看见武松来歇凉。他这里一弯腰放下了茶罐子，嘣儿，就把锄挂到了柳树上，脱下破鞋就坐下。 拿下来，草帽闪着亮。老头说：“好热，好热，真好热呀！啊，实实在在热得慌。”武松说：“啊，老先生，不算热，今天倒比昨天强。哎，这比啊，比昨天强，比昨天热得很呐。谁呀？这是说风凉话？哪庄的？老头这边一扭脸，哪庄？好家伙，这个大个咋长这么长啊！这一个。” 看着护手勾一对，那一个单刀戳在柳树上，哎，这个大个儿脚底下躺着了一挂，把王扣别在了胳膊上。哦，不用人说，我知道了，这就是一军二劫来劫粮。这个大哥是个军犯呐，那两个是劫差。这个大哥是个从军的，在家里干的哪一桩？ 不用人说，我知道，我这个心里就亮堂。大个子在家不干正经事仗着他一身好力量，不是尖刀就鞋印，不是偷刀是爬墙。人不犯四大绿八大款，怎么能够穿上红衣裳？他年轻轻的当军犯，咱哪有好话对他讲？对，凶他两句这不是找别扭吗？你凶他干什么呀？老头说：“大个子，去去去。” 要想凉快那边去，那边去，别蹲到我这个地头上。我高粱耪了好几遍，你弄到一颗，我疼得慌。呀，我武松闻听一瞪眼，你这个老头真混账！俺在这里来凉快，谁还没事缺高粱啊？哦，不用说，你看着我是个充军的，觉磨着在家办事不太强？呸！不是恁二爷笑话你。 庄稼活路比你强，摇龙撒种我都会，磨起碱来会扬长，闲着没事去拾粪，活撒到地里长高粱。这耶，老头一听何三手说了半天是同行了，你看，呃，哎，老头心想：对呀，这个年头是官逼民反的年头啊，从军就没好人嘛。 咱这个说话真粗鲁，对，上前见个礼，赔个不是。老头儿进前忙作揖，啊，好汉爷爷可安康，好汉爷爷别见怪，我这个说话有点慌，你渴不？罐子里咱有绿豆茶，你饿不？我回家给你拿干粮。武松说：“我不渴，我不饿，我就在你老面前借借光。”哦，好汉爷，什么事儿啊？老人家，你往东北看，东北角来的是干嘛的？ 为什么过来人一帮？我要说他是打架的，抬着个花轿不力了。我要说他是娶媳妇。为什么跟着那么些个光脊娘、山东河南两大街？你老这个地方大盖长啊？哎，这啊， <laughs> 你这些说话呀？俺这里娶媳妇也是娶媳妇，打架也是打架，两码事儿。那来的是干什么的？哪边呀？东北角？那我得看看啊，你看看这个老头。 小搭凉棚，东北看我干的好家伙！我老头吓得脸焦黄了，一问又提起了茶罐子，嘣摘下了万州出一张，老头看吧就想跑，武松后边拽衣裳，你蹲下，老头一看撒腿就跑。 武松上前一把抓住，用了三分劲儿，说：“你蹲下！”这个老头一屁股就坐在地下了。他这一坐，那个罐子一碰地，包也碎了，里边的绿豆汤稀里呼啦全洒了。老头一看罐子碎了，把个老嘴一撇：“哎，我我我我我罐子碎了！”武松说：“罐子碎了，买新的没钱，我给你。不让你看没事让你看看明白了，你就想跑；你明白了，跑了，我更糊涂了。” 东北角来的干什么的？快说！好汉爷爷快跑吧！东北角上来了大王。武松说：“大王，那怕什么呀？我从小就爱揍大王。你说说我听听，他是什么样的大王？他要是好大王，我叫他过去；他要是无恶不作的坏大王，我今天给他个大改行。说，好汉爷爷快跑吧！” 咱都到高粱地里去尝尝，你不知道。大王就犯大个子，可你这个大个真不让。大王要是看见了你，治不了给你大开膛。哎，武松说：“你这个老头说话真别扭。我个子大是吃俺的饭长大的，他为什么给我开膛啊？给你开膛还不算呢，还怎么样啊？连他俩带我，俺们三个都遭殃。都啊，你三个让我给带来了是怎么的？” 干什么的？说，好汉爷爷快跑吧！咱都上高粱地里去藏藏。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说不说？你打打三盘，合合账。俺为啥死到你身上？你不怕死，俺怕死；你不遭殃，俺遭殃。你咋给我让我跑？武松说：“你让什么？让什么？老头，你算走不了了。你要说完了，我就叫你走；你要不说呀，也行。” 我揍你三皮锤，你再走！哎，走啊！我我受得了吗？三皮锤，你别说三皮锤呀，就那一下棒，我就完了。那你说呀？这……我说着说着，大王来了怎么办呢？大王来了，有我了。哎，有你就没俺了。我老汉这条命呢？不要紧，交给我了。就咱俩真成了冤家对头了。那你的命呢？我的命你就不用管了。 <laughs> 这不。 好，我说是说，你得依我一件事儿。哪一件？我要说着说着，大王来了，你撒开手让我跑行不？哎，武松说这个好办，我现在就松开你。大王来了，揍你的。说完了，揍你的。可是你要没说完，大王也没来，你抽空子想跑啊？哼，我可揍你三皮锤！老头说，我算倒了霉了。我好汉爷，老先生。 不提这个大王还则罢了啊，要提呢，提起来真叫令人可恨。好，武松说可恨的人不是好人，你说说我听听，他怎么个可恨法？他要真可恨，我揍他；他要不可恨，你恨他。看我揍你！哎，老头说我倒了血霉了，我。 <laughs> 好汉爷，你往东北看，八里地有一个方家庄，方家庄有一个二方宝，这个家伙办事太不强了，他净抢人家的花媳妇，净抢人家的大姑娘。好汉爷，你往西南看，四里地有一个石家庄，石家庄有一个石老汉，他这个名字石万仓。石老汉没生多儿，病多女，就生下一个儿子，一个姑。 姑娘，儿子的名字叫石秀。哎，武松道说：“你别忙，石秀，他有外号吗？”哎，有，叫什么？他这个外号拼命三郎。哦，拼命三郎石秀。哎，这你什么毛病啊？啊，呃，没什么，说你的吧。嗯。 呃，那师兄文也行，武也中，就是那个脾气不大强。哪里风急哪里干，哪里风回去逛逛。南来的朋友也想好，北来的朋友也少想。在家中为不平他们那个人打坏，听说是奔走梁山上。自从那天他跑了，捉拿石万仓上了公堂，石万仓可真受了罪了。最近才把那个消光。正因为师兄不在。 在家呀，才又惹出了祸一场。石秀有一个小妹妹，哦，石秀的妹妹叫什么名字啊？叫石桂香，多大了？十八了。哦，她怎么样啊？ 石桂香到那岳王庙里去还愿呢，她不该还愿，净穿好衣裳，长得好，穿得好，打扮起来更漂亮。石桂香就把那个庙门进去，说怎么那么巧啊，正碰上了方宝二大王。方宝说哟，谁家的姑娘这么好啊？拉着她，拉着她，拉到家去，我问她。 方宝说着就要抢，在一旁吓坏了一个老地方，老地方一见害了怕，双膝扎跪地当阳，磕了一个头，开言道：“大王爷爷你别忙，大王爷，你文名。” 打听访一访，人家不吃这一桩。他哥哥的名字叫石秀，他爹的名字石万仓。那石秀，他跟杨雄有一拜，哪个不知拼命三郎？你拍拍良心想一想，抢他的妹妹不得闹饥荒？依我说，你回去吧，回去吧，托个媒红把他养。他要是应下了这桩事儿，你们两个门当。 不对，脸又光。他要是不应这件事你非要抢啊，你们两个就得闹饥荒。当时方宝没敢抢啊，带领人马回了乡。方宝回到了他家里，第二天拖了个梅红到了石家庄。梅红去了第一趟，石万仓笑嘻嘻的开了枪。呃，我闺女已经有了主了，不能够再去给方宝二代王。 梅红又去第二趟，石老汉把脸一沉，没搭腔。梅红又去第三趟，石老汉实实在在气得慌。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我这姑娘有了主了，为什么偏要许给二大王？石万仓越说越有气，他找媒人咣咣的两巴掌。方宝一听生了气了，今天到石家庄上抢姑娘，我听说他回下抢去还不算呢。 武松说：“还怎么样啊？还要点火烧了房啊？说起来，只会娘师傅的小侄女叫她我也疼的慌吧？呀，这个老头从头至尾讲一遍，气坏了好汉武二郎武松气的猛一蹦，哎，方宝儿，小，哎，你这个办事真不强。我知道你为什么事儿了。好，你石家庄上抢姑娘啊，那是羞。” 他和我武松是仁兄弟，我们俩压在一爹一个娘。你要是把他妹妹抢了去，我这个脸上也无光。今天二爷我来了，我给你小子改改号，成武松。嗷嗷叫的蹦跶着骂老头这边一打量，呃，这，耶，他这是为的哪一桩啊？这个大哥怎么回事？ 哎， <laughs> 我给他一说，他又蹦又骂的，嘟嘟囔囔，说的是啥我也听不大清楚。这，哦，对了，好汉爷，大英雄，在家爱打抱不平，打出了人命，从军到别处去。他一听这个方包的恶霸行为，要打这个抱不平，对不对呀？ 他既然是一个好汉爷，我何不留树底下把他扛？我要能扛起他这个活，到那里取走二大王、大个子，杀了二房宝，给我们百姓除灾殃，敞了个大门也无妨啊！房宝要杀了大个子，呃，房宝，对呀，大个子杀了房宝是替百姓除害了。要是房宝杀了大个子呢？对，哎，不能。 你就看他那个个别说他呀，你看那两个奸差，嗯，我给他好好说说，让他再给两个奸差好好说说，把那霸王扣和料全摘了。方包不一定是个对，干活，干活，对，嗯。老头说：“大个子，你别蹦了。” 你别吹那些个牛腿行，你在这里说大话呀！呃，大王来了你就筛了糠了；大王还没来你又蹦又骂的；大王来了你就哆嗦了。武松说：“去，你不会说话别说话，不会嘟囔别嘟囔。” 我在山东没孬种，来到这里不能让不啊！大个子，你算了吧，别仗着你这个个子大力气壮，练过二年八十行，琢磨着你这个功夫好啊！大王的功夫比你强啊！ 那大王，莫非他伸开胳膊上边能跑马？呃莫非他脊梁沟出汗能运粮？莫非他横长鼻子竖长眼，脑袋长在了脚板上？这哪有长那样的？他就是三个头，六个背。 呃，七个身子八体梁，就算他是生铁柱的个王八蛋，我三拳揍的他冒火光。哎，没啊，大个子，你算了吧。呃，你这个说话不在行，你一个人敢到哪里去打架呀？没看见那些光脊梁？常言道，担子一根撑不了线，古树一棵难成行。啊，能劳不压众，权多好手难敌二人忙。你到哪里去打架？你浑身上下不力量啊！ 你浑身上下带着个病，到哪里大家能沾光啊？武松说：“十七、十八力不全，二十多岁正当年。我二十多岁有什么病啊？住啊！ <laughs> 你脖子里戴着犯法锁是病吧？大王靠别子的胳膊上是病吧？脚底下躺着撩一挂到哪里大家能沾光啊？”武松低下头来看，哦，老人家说话真在行。这个我说的。 我就带，我要说不带，带不长。啊！老头说：“你别吹了，刑法都在你身上，那是铁的。”武松说：“钢的。”我说：“不带就不带。”不，你说不带就不带呀！国家的王法叫谁当？那是王法，王法。 武松说：“我服他，他就是王法；我不服他，他就是头发。呃，对对对，头发！ <laughs> 你别管头发、王法，你说不得那不还带着吗？你你弄下来再看看，老先生，你不相信？哎，我不信。好，站在一旁你望望，武松火火辣辣好几趟，照着四梢有力量，照着下边一使劲儿，开脚底下躲开了了一挂呀，还还真开了。” 呃，哪个呢？哪个？哪个？哦，这个，走，开八方靠子两分账，抓住了脖圈和脖锁，开开开，好意思猛虎下山岗，赵武松刘银树下一伸手，擦啦啦。 拽出把单刀明晃晃，打了个箭步往东跑，东北角去走二代嘛，扯武松，嗷嗷叫的下东北，两个箭钗摔了炕喽，俩箭钗哆嗦成一块喽，他哆嗦什么呀？你想箭钗箭钗犯人跑了，他见谁去？东平说：“学霸兄弟，二哥这一去怕回不来了吧？”学霸说：“八成奔走梁山上，他成天说梁山怎么好怎么好，这一去他还回来呀？那二哥要不回。” 来了什么人？孟州去过堂啊啊！咱们俩当了个穷差事，半路上闹些血饥荒，我就知道这个差不好进。东平这边一扭脸，耶！见老头蹲在树一旁。这个老头啊，刚跑了武松，捋着个胡子正乐呢。嗯，对，对。学霸说：“哥，坏事都坏在这个老头身上。他明知咱二哥脾气不好，他非要干活，把咱二哥干跑了。” 我问问他，你怎么个问法？看我的，我叫你怎么着你就怎么着。哎，好，老头哎啊啊啊，在这儿呢。你怎么瞎活几十岁？你就会闹出这一桩案，明知俺二哥是一个鸟强通。 你弄些个红月金之装，要是他服软不服硬，你怎么敢在老虎顶上放炮仗啊？啊，刚跑了他不要紧呐，什么人孟州去过堂，跑了他跑不了你，王八蛋不叫你顶缸，兄弟，掏出来，把刑具都给他带上，带上家伙拉着走，咱到孟州去过堂，孟州老爷把咱问，咱就说他是武二郎。哎哎，好，对，呃，这东平。 在如套里边一伸手，哗啦啦掏出来毛脸锁一张，走到了近前摁不住，咔，都给老头撸巴上了。老头一见害了怕了，黑脸吓得发了慌。我说：“好汉爷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你要走了俺遭殃。”瞅武松嗷嗷叫的下东北，就听见后边转着枪。武松这边一扭脸，啥动静？耶，都给老头撸巴上了。武松回来用刀指，嘿。 你这是为的哪一桩？我上哪里去打架？为什么刑具都给他带上？ <laughs> 老头说：“老汉爷，我在这里告诉你，他们俩说俺把你刚，你到哪里去打架？他叫我梦中去过堂了。到梦中要有好喝的，俺居家依靠南都强啊。俺爹娘今年六十六了，俺爹爹也到七十上。这啊，老头，你多大了？我六十五了。你六十五，恁娘六十六啊！啊，这。” 啊， <laughs> 俺是个晚娘，那也不对啊恁爹才七十啊啊！这俺没爹没娘了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 <laughs> 俺乡下人哪见过这玩意儿，冰凉冒油的，吓糊涂了，吓糊涂了。武松说：“俩兄弟，谁杀的人呢？ <laughs> 二哥你呀？谁偿命啊？谁过堂啊？二哥你过堂啊？是啊，我杀人，我偿命，为什么刑具都给他带上？麻了去！两个东西别痒痒。” 哪一个要是不服气，我这就揍你两巴掌，这 <laughs> 啊！哎呦，二哥，你别生气，你你走了，俺两个怪闷的话，俺跟他闹着玩了嘞。哎，老头说那边有这么闹的吗？闹得我一身汗呐。 脖子里抹了毛连锁，把网靠立了老头胳膊上。老头一家得了空，是日本正南点了枪。老头只顾跑得快，再也顾不得唱曲刚了。来的时候还当当里的当唱曲刚，这一会儿连盆也顾不得举了。武松说：“俩兄弟，你们走。二哥，俺上哪呀？你们俩蒙州去过趟，哎，俺俺俩过谁的堂啊？” 一个装着劫差的，一个就装我武二郎。孟州的老爷把你们的先替二哥顶一趟。啊，对，二哥，那哪行啊？俺听说孟州的老爷可厉害了，人送外号火阎王，不讲理儿，不讲面儿，他是先打后商量。武松说：“那没什么呀，就让他板子打，加滚加，就让他拉到西门开了堂，开了堂也别恼了。开啊，开堂不完了吗？二哥，二哥。” 你是要杀方宝，替这一方百姓除害，打这个抱不平，是不是啊？对呀，二哥哥，中途一路别打架，要打架，小弟我有个好主张。哎，兄弟，你有什么主张？快讲。那方宝不是石家庄上抢媳妇吗？ 对呀，咱们仨一奔石家庄，石家庄见了石老汉，就跟他老人家去商量，方包要强，他闺女二哥哥，你替他的闺女装姑娘，哎。 啊，武松说：“我这么大个子能行吗？行啊，二哥，你到哪里装新人？俺们两个装媒相，俺两个装着送亲的，外边穿上了花衣裳，兵人都在里边待。俺在轿旁跟班上跟着到了他家里，叫你拜堂就拜堂，拜完了天，拜完了地，直呼者也入洞房啊。洞房里你杀二房豹，俺们哥两个杀家郎，把他的全家人等都杀。” 打金，咱再到孟州去过堂。呀，武松就说对了个对，好兄弟真有大主张，快点走，快点走，天不早了，别嚷嚷。嗷的一声来到了，三个人到了石家庄，眼睁睁武松撞媳妇，是热闹疙瘩下回唱。